第三回讲义我们打开哈，我们先把嗯这个重复处分跟二次裁取把它解决完。来，请同学你看到这个第三回讲义的三十页，三十页这一块，三十页这一块的这个重复处分跟二次裁决啊，呃，在讨论上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呢，在实务上呢，呃，譬如说这个甲，他跑去跟行政机关申请一张执照。 或者申请一个许可，好，那行政机关呢，可能对当事人的申请呢，好，予以驳回。我申请一张执照，但是被机关给驳回，好，那照道理讲呢，我对这个申请的驳回啊，应该要在法定期间内，法定的救济期间内去打打诉愿嘛，是不是？ 这种申请被驳回的案件，将来是打科里义务诉讼，好，但是前置这个先前诉讼之前还是要经过诉愿，好，所以这通常的情况应该是要去打诉愿才对，好，但是呢，如果今天当事人逾越了法定救济期间，逾期，好，那这个甲还可不可以打诉愿？ 就不可以。在针对这个申请的驳回的个案呢，如果当事人已经逾越了法定救济期间，像我们的诉愿法三十天，三十天，那原则上呢，甲就逾期就不得再提诉愿了。好，那实务上这个甲呢，这个通常在实务上他还是会想要说再试试看，搞不好这个再一次申请呢，在这个行政机关没有注意到，就发给我知道了。好，所以这个有可能在。 这个有可能在实务上呢，虽然针对一个申请被驳回的案件哈，那他虽然不能够提诉愿，虽然不能够提诉愿，但是讲呢可能想想说，那那我再重新重新来试试看，改个名字好，来来来试试看，说再跟行政机关再一次提出申请，刚刚是第一次申请好，第一次被驳回，那我可能又重复的再提出一个申请申请案好，那讲这是这个这次的申请本身，那行政机关呢？ 这这个可能要做出第二次的驳回，好，第二次的申请案，好，还有这个机关要做出一个驳回，好，那这个驳回在实务上就有两种可能性，这个驳回，首先第一种可能性，我们叫重复处分，重复处分，或者有些人叫重复处置，重复处分、重复处置，好，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叫第二次裁决。 这个名字你先不用管它，先管内涵。好，什么情况会做出？什么情况叫重复处分？什么情况叫二次裁决？好，当今天行政机关发现了甲是针对同一个申请案件重复的提出申请，好，我已经发现了，你第一次申请过已经被驳回了，我第二次又再一次提出申请。好，那这个时候呢，行政机关已经发现当事人是重复的提出申请案的话。 换言之，这个时候行政机关有没有必要重回实体审查？没有，他没有必要重回实体审查，他可以直接把先前已经驳回你的这个意旨呢重申给当事人执行好，所以我们说什么情况是重复处置？当行政机关啊，并没有啊，行政机关未为行政机关没有重为实体审查，未重为实体审查。 什么是实体审查？实体审查就是再一次，就是就是去审查这个当事人的申请有没有符合建筑法的要件。好，他去看呢，这个当事人的申请案件的要件有没有具备啊，等等等，这是实体审查的部分。那如果行政机关没有重为实体审查，他只是在重申，啊，仅重申先前驳回的意志。啊，他只是重申先前你已经申请过。 好，那我也把你驳回了。仅单纯重申先前驳回的意思的话，我们说这个行为叫什么？叫重复处置第二个公文，第二个公文呢，这个驳回呢，我们叫除了的重复处置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说今天行政机关啊，它是有重为实体审查。 行政机关有重重新来做实地审查，那通通常重新有做实地审查，都代表的是行政机关有再开一道行政程序，哦，在这个行政程序当中呢，去审查甲的第二次的要件有没有有没有重新具备，好，那换言之呢，在重未实地审查的情况之下，行政机关是有重新啊做成一个行政程序，重新开启一个行政程序，那在行政程序当中进行调查。 调查之后做出的这个结论，好，那假设还是驳回。我已经审查过了，但是我还是发现你第二次的申请案依然还是不符合要件，有重为实体审查后，好，有重为审有重为实体审查而后所而，而后，我的国语怎么突然变一下，行 <laughs> 政机关有重为实体审查后的。 是决定，机关有重为实体审查后的这个决定呢，我们就把这个决定叫所谓的第二次裁决，可以吗？好，那通常有没有成为实体审查的判断呢？是看什么？是看行政机关有没有重新开启到行政程序。好，这个这个有无有无这个重新重新践行行政程序。 有没有重新开启一道行政程序？那有没有重新进行调查、调查、调查阶段？好，那用这样的标准呢来判断？好，这个如果当它是有有重新开启、重新进行一套行政程序的话，我们说它是有重回实体审查。好，那同学想一下，那这两个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就会因此有所不同吗？如果是如果是行政机关，它只是单纯重申先前驳回的意思，同学想一下。 这个重复处置在性质上是什么？啊，就是一个观念通知嘛，对不对？好，如果他只是单纯重申先前被驳回的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讲说第二次的驳回本身呢，它只是一个就客观事实的重新告知，就客观事实，就先前被驳回这个客观事实的重新告知，好，那它就只是一个纯粹观念通知的性质。 那反而是说呢，第二次的如果是第二次的审查呢，有重新进行实体审查，有重新开启到行政程序的话，我们说这个第二次裁决的性质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所谓的重复处置跟二次裁决，是当事人在同样的情况之下，相同的情况之下，他重复的提出申请。 那但是如果机关有针对第二次的申请呢，重新进行实体审查的流程，好，那我们就讲说这样的审查后的这个决定叫所谓的第二次裁决。那如果只是单纯重申先前驳回的意思呢，那这只是单纯的观念统治的性质，这样可以吗？好，以上所述都是什么？都是旧的传统的概念，传统的观念。好，在传统的观念底下， <coughs> 我们说哈，这个是传统。 不要讲旧，讲传统。在传统的观念底下呢，他去跟你讨论重复处置跟二次裁决啊，就单纯去单纯这样论述，看有没有重新践行实体审查，来判断这个第二个回函的法律性质啊。那你说，那有旧的就有新啊？那到底在新的讲法底下，它的概念是什么？好，在新的讲法底下，他这样讲哦， <coughs> 我用我用绿色的写好了。 在新的这个讲法底下，在新说哈，我们先看一下旧书的讲义好，的版画的写大家看新书。来，请同学看一下旧书的这个部分呢。呃，首先来看到讲义的这个三十页啊，三十页。 三十页呢？你看那概念界定，他说人民对同一个事件先后重复的请求，好，机关可能做出多次内容相同的决定，啊那是不是行政处分呢？学说上有区分，啊，第一个叫重复处分，机关对人民的请求于合国后，啊，对于其重复的提出相同的请求，那于答复申请人的时候啊，画起来哈，他只是重申先前所谓的确定的处分，好，那未为那个。 未写错了话，这个而没有，而没有从为实质决定，没有从为实实体审查，对吧？没有从为实体审查，好，好，那这个重复处分本身，在旧说底下的法律性质在三十一页，三十一页啊，三十一页的最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观念通知说？我们看到？我看一下哈，他说观念通知定义我们讲过了，这个观念通知，你看最后两行，他说。 重复处分呢，是机关对同一个事件所做成处分后，他应当事人翻页哈，重复的申请，而以原处分并无违法或不当，好，所以拒绝当事人的请求，它不发生任何新的法律效果，是观念通知，这样以吗所以你针对这个观念通知，自然不能够去打行政救济，好，观念通知它没有法效性，所以你不能够针对这观念通知去打撤销诉讼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见解。那在新的说法底下是怎么讲？哈，新的说法底下大概是从行政程序法通过之后呢，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好，在行政程序法通过之后，我们在思考这类的问题，哈，那通常就会想到哪一个法条？同学想一下，一个已经逾越了法定救济期间的行政处分，啊，一个已经逾越了法定救济期间的个案。 当事人希望行政机关可以重开程序，重新做实地审查。那这样的这样的类型底下呢，通常会放哪个法条来加以讨论？程序法一二八嘛，是不是？因为程序法的一二八条本身，它也是针对一个逾越了法定救济期间啊的个案呢。那当事人希望行政机关可以重新重开程序，啊，重新建行实地审查。所以在新的讲法底下。 他就会啊，他就会摆在，他就会摆在一二八条行政程序法一二八条的脉络底下呢，来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好，那在一二八条的脉络底下来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是这样讲哦。他说，当一个已经逾期，一个已经逾越法定救济期间的行政处分，好，当事人，好，当事人若这个重复。 好，当事人若重复的提出请求，若重复的提出申请，一个已经预期的行政处分，当事人若重复的提出提出申请，那代表什么？代表当事人是希望行政机关来重新好开启这个开启第二道行政程序，好，希望希望行政机关重新开启第二道行政程序。那如果对于当事人重复的提出这个申请，哈？ 行政机关，好，如果拒绝，因为当事人重复提出申请，是希望重开行政程序，等于是一个重开，等于是一个重开行政程序的申请。再讲一次哈，一个已经逾越救济期间的行政处分，当事人要重复的提出申请，就等同是当事人希望要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 好，那对这个重开行政程序，如果行政机关一刚开始就拒绝，啊，拒绝人民，啊，对这个程序拒绝程序的拒绝程序的再开，他如果拒绝这个程序的再开的话，他说这个拒绝本身叫什么叫重复阻。 啊，对当事人申请程序再开，那机关如果一刚开始就拒绝人民的请求，啊，程序再开的拒绝呢？他说这个叫重复处置。那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啊准许，啊这个决定再开行政程序，他如果已经决定，啊决定再开行政程序，决定程序的再开，决定再开这个行政程序。 并且呢，在这个，在这个重新再开的行政程序当中，来重新进行实体审查，决定再开程序，啊并进而重为实体审查。他决定再开行政程序，而且进而重为实体审查，好，啊，重为实体审查后的这的这个决定，重为实体审查。 而后所做的这个决定呢，他说这个决定叫什么？叫所谓的第二次裁决，叫所谓的第二次裁决，这样可以。好，所以在新说底下呢，他都是从一二八的这个架构呢去去讨论。他说你要重复的提出一个申请案，就等同是你希望行政机关重开程序去审查先前那个驳回有没有违法，有没有瑕疵。好。 那你你申请的程序的再开，如果机关一刚开始就拒绝你，拒绝程序再开的请求，这个拒绝叫重复处置。那如果是这个机关呢，呃，决定了程序的再开，好，那并且它从为实体审查，而后所做的决定，而后的决定，啊这个决定就有可能是许可，也有可能是驳回嘛，是不是？那不管。 只要是而后所做的决定的话呢，这个决定都是所谓的第二次裁决，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在这个讲法底下，第二次裁决的法律性质其实没有差，第二次裁决的性质还是一个行政处分，因为它已经成为实体审查了，好，所以它还是一个行政处分。那真正有差是什么？真正有差是重复处置的法律性质，重复处置的法律性质在这个讲法底下就会认为啊。 他虽然好，这个并这个行政机关还没有成为实体审查，好，但是呢，这个拒绝程序再开的请求本身，啊，就是什么？就是影响到人民的程序法上的权益。因为一二八条是放在行政程序法，所以针对行政程序法上的这个程序再开，如果机关啊拒绝人民的程序再开的请求，啊，这个本身就影响了。 拒绝摘去再开的请求，就影响了当事人的程序法上的权益，程序法上的权益。好，那只要有影响到人民的权益的话，好，那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可以吗？好所以在这个讲法底下，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跟旧说唯一的差异是重复处置的法律性质。啊，新说底下认为呢，虽然没有重为实体审查。 但是他毕竟已经拒绝了人民程序再开的请求，那拒绝这个程序再开的请求，啊拒绝人民依照程序法的这个申请呢，那就是对人民程序法上权益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行政处分跟第二次裁决这个行政处分哈，他们都都有法效性，都有法效性。那差别只是在于说呢，这个行政处分，啊它影响的是人民程序上的权益。 所以有学者称为什么？称为程序法上程序法上的行政处分，啊，或者这个个程序法上的行政处分，或者讲义吴根老师的用语，哈，吴根老师的用语是在这个三十二页，三十二页。 好，吴根老师的用语在三十二页哈，我们看一下，他说近年来呢，学说上认为哈，重复处分在实体上虽未改变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好，你可以注明一下，这个讲的就是说，重复处置虽然没有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上权益，没有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上权益，什么是实体上权益啊？就是依照借筑法去审查嘛。 好，那依照建筑法去审查而后的决定，那个是实体法上的行政处分。啊，但是呢，他说，但是就程序的观点来看呢，还是一个表示不重新开始行政程序的意思，所以也是有什么，也是有法律效果。那我跟老师称为形成行政程序的行政处分，可以吗？我觉得有点拗口。好，那另外像陈明老师他是讲说，这是一个程序法上的行政处分，就影响到人民程序法上的权益。 你说还是很高控哎，就是就是这样子嘛，好不好？这这个行政处分本身呢，它影响的不是人民实体法上的权益。如果影响人民实体法上权益，像什么？像先前这个驳回嘛，先前这个驳回申请啊被驳回呢，这个是有影响到人民的实体上权益嘛？那第二次裁决也是一样。 第二次裁决呢，这个也都有重新做实地审查，所以第二次裁决这个也是影响到人民实体上的权益，但是重复处置呢，它影响的是人民的程序上的权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如果考试再考你说针对这个重复处置跟二次裁决，该如何救济？该如何救济？你可以讲说呢，既然人民是要争取程序再开。 你道申请程序再开，他对你程序再开的拒绝，你要打哪一条？你还是一样，好，你打的是诉讼。如果是被驳回，假设你是申请被驳回，不服气的话呢？那你要打的是诉讼法第五条的科与义务诉讼。那内容是什么？内容是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重新做出一个程序再开的决定。 好，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重新做出一个程序再开的决定，准许我的程序再开。好，那进而呢，在这个程序再开的过程当中，对我做出一个有利的决定，了解吗？再一次哈，我们说，如果是你申请程序再开被他给拒绝，好，这个拒绝本身性质上是一个行政处分。既然是行政处分，所以你的救济就是打科与义务诉讼，诉讼声明怎么说明？诉诉讼声明。 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好这个准许当事人程序再开，要做出一个程序再开的决定，并且在这个程序再开的过程当中，对当事人做出有利的有利的决定，呃，有利的实体审查嘛，有利的决定。好，好，那这是这个重复处置的救济途径。那如果是二次裁决呢？你申请它成为实体审查，结果还是什么？还是驳回？还是驳回？ 但这个驳回是有进行过实体审查，所以将来你的救济，这个还是打什么？还是一样，还是打第五条，还是打科与义务诉讼。那差别只是在于说，它的诉之声明不同啊，诉讼声明不同。如果在下面这个地方，它的诉讼声明就是请求什么？请求行政机关呢？好，来对当事人做出有利的实体决定。 啊，请求行政，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做出有利的实体决定。这个有利可能包括去撤销，或者包括废止先前的驳回。好，那这个考试的时候，你只要简单的讲，就说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啊，重新做出一个对当事人有利的实体决定，这样就比较中性，比较完整。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 重复处置跟二次裁决在新说底下的救济途径，诉讼种类是相同，那差别只是在于这个数字证明不同罢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以上跟同学做这个整理，那这个讲义呢，呃，都帮同学整理的很完整，可以自去回去看一下。像三十一页哈，那个区别标准，再简单谈一下哈，这个区别标准，区别标准一般是在旧说底下比较有实力哈。 通常这个区别标准是在就说底下在谈，好，就说底下重复处置没有重为实体审查，观念通二次裁决有重为实体审查，好，那所以有没有重为实体审查，有没有重为实体审查呢？我们最主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最主要的判断标准是看有没有重新有没有重新进行行政程序，好，有没有重新跑一套行政流程，好。 有没有重新跑一道行政流程？这是他的一个一个观察，好，就是那个第一点啊，原处分机关有没有做实体审查？就是有没有跑一套行政流程？好，那有没有跑行政流程，其实也不容易判断。所以有这个有老师呢跟你讲说，那你可以另外再看什么？看这个主旨有没有改变？好看这个驳回，第二个驳回跟第一个驳回呢，在主旨上有没有不同？好，那如果主旨上呢，这个文字上有差异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行政机关有重回实体审查的意思的话呢，它代表什么？代表第二个驳回呢，也是一个二次裁决，可以吗？看那个主旨有没有差异，好，那或者看什么？好，看理由，好看理由。如果说行政机关在理由当中有特别去阐明，好，我是有重新进行实体审查才去做出这样的决定，好，那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辅助的判断标准，或者是看有没有救济之教室 例如说，行政机关可能在第二个驳回呢，还有告诉告诉当事人，好，如果你不服这个处分，不服本驳回，可以打行政救济。那有救济之教室，就代表着行政机关要把这个驳回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而次是裁决，对吧？所以这个区别标准是在旧说底下才有实意的，好，这个比较有实意，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区区别的实意呢，三十二页也是一样，三十二页。 三十而已哈，抱歉哈，我我们这样讲，这两个有点粗略。刚刚那个区别标准本身在新说底下一样的啊，就是因为新说底下它也是什么，没有重为实体审查嘛，是不是？它因为它也没有，它都已已已经开始就不准许这程序再开，好，所以抱歉，你你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新旧说，新旧这两说呢，呃，都可以去看，都可以去看有没有重为实体审查。 都可以去看主旨，都可以去看理由，都可以去看救济是教师。好，抱歉。那这个在旧说底下才有的一个这个区别是什么？是三十二页这个地方。啊，第四点，在新说底下，在旧说底下的区别，实际是第一个哈，可不可以作为赠送的课题？观念通知可不可以打去？可不可以去打撤销诉讼？不可以。啊，这个不能够去打撤销诉讼。 但是如果是什么？如果是第二次裁决呢？这个你可以去打打涉，你可以去打救济，可以去针对这个第二次裁决去打行政救济。那重复处置这个不得打行政救济。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差第一个差异。那第二个呢？诉愿期间的起算啊，他是跟你讲说，如果你是针对这个，你是针对什么？针对第二第二次裁决，你要提救济的话。 那你要从什么时候起算救济期间？就从第二次裁决做成后来重新起算救济期间，是不是就从第二次裁决做成后来重新起算救济期间。好，好，那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整理。好，那比较重要的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是它的这个性质。好，跟它的后面这个新说的这个讲法，稍微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以上呢，我们跟同学介绍完这个部分，好，你可以回去做一些题目的演练，三十页有些题目。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回行政程序。 <laughs> 抱歉嘛，这个三十第三回哦，我。们 有一个地方哈要做的调整，整。抱歉。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回呢，请同学你翻到讲义的七十一页，七十一页啊，七十一页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高考的高考的题目？是哪里？这个七十一页的上面有九九高考嘛？高考财税行政嘛？ 在这制制裁行政啊，制裁行政。那这个题目呢，我们上次跟你算那个诉院期间，哈，算到哪一天呐？果怎么我不么会记得？我们是算到那个十二月二十五号的，十二月二十五号。那十二月二十五号刚好有什么？我们上次有看到，不是我，是我啦，我没有看到哈。十二月二十五号的第二行，它是不是写说星期六？星期六。那星期六，如果说你要去提诉你礼拜六他也不上班呢，啊，那所以是什么？延到什么？延到礼拜一啊？ 那你说有没有法条？有啦，这个在行政程序法四十九条，我注明一下啊。这考试考得很细啊，它是考到说，如果你的数月期间算到礼拜六的话，好，抱歉，四十八条，四十八条，四十八条的第四项，你注明一下，四十八条第四项。他说，如果期间的末日是礼拜六的话，那就以次星期一的上午为期间末日。啊，就只是简单做一个补充。好，那真的就可以把这个第三回给结束了。 那我们进到第四回来看这个行政程序的单元啊。好，请同学看到这个九十三页以下，九十三页以下。九十三页以下呢，我们来跟同学进到行政程序这个章节啊。那这个章节啊，主要讨论的是行政程序法的总总则、总论那个单元啊。 那至于个别的行政行为要遵守的程序呢？我们都在个别的这个章节当中已经介绍过了。好像行政处分的那那套法定程序，像行政契约的程序，啊，法规命令的程序，都已经个别谈过了，谈完了。那现在要谈的是这个行政行政程序法的总则这个章节，就是所有的行政行为，它都要共通的程序，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呃，九十，就是接近到九十五页来看，九十五页哈。九十五页呢，在第五章这个部分呢，一个考试考试上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什么？有时候他会从这个行政程序法第一条，它的立法目的，啊，第一条这个立法目的呢，可以考出一个申论题。好，他请你去说明一下，我们第一条这个立法目的当中。 好，哪一些条文它体现的民主？这个体现的这个，呃，体现的这个民主原则？那哪一些条文它体现的这个追求行政效率的考量？好，那这样子，我们先看一下程序法第一条。你的程序法第一条这个条文它是这样讲：程序法第一条，程序法的第一条啊，它它讲的是本法的立法目的啊。 他说：，呃，为了使行政行为啊，遵循什么公正、公开、民主的程序，啊，公正、公开、民主，那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啊，你把提高行政效能圈起来，啊，那增进人民对行政的信赖，特制定本法。所以行政法的立法精神，倒不是只有单纯保障人民的权益，啊，它同时也在要求什么，要提高整个行政效能，好。 好，那这个从这个规定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好，在你九十五页以下十五页以下哈，包括第一个具有所谓的深化民主的原则，好，这个用语是像叶老师用叶志勇老师的用深化民主，好，那深化民主呢，简单的讲就是提供给人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好，那什么样的规定是？ 体现了这个行政程序法要这个提供给人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啊，很多像什么像很多的陈述意见的规定，好，我做成处分前给人民陈述意见啊，就是希望能够让人民能够来参与这个行政决策，或者像什么，或者像行政程序法的一百五十四条，一百五十四讲什么？讲说法规命令的草案要对外公告给人民表示意见。 那个表示意见，那这个机关呢，会诊了人民的声音之后，好，那来才能够做出一个更正确的决定。好，所以像一般的陈述意见，一百零二条啊，行政处分，或者是像一百五十四条，啊，这个法规命令的陈述意见，或者是像这个。 呃，四十六条阅览卷宗，这也是阅览卷宗，让人民可以阅览机关的卷宗。好，那这个部分呢，都体现了所谓的民主民主原则。好，那其他的呢，像确保依法行政，这就很多了。好，我们这个行政程序法当中，这个确保依法行政的，譬如说像违法行政处分的撤销嘛，好那这种就是确保依法行政的要求。好 那其他为保障人民权益，这里你就可以简单看了哈。那因为这实都不是那么的困难。那真正比较值得要提醒同学的是这个提高行政效能，提高行政效能，好，这个提高行政效能，在过去考过一个题目，哈，我们看一下。你看到你的讲义九十五页，九十五页，九十五页，我们先看考题，好，再来看看这个选项，啊。它的考法是这样考，在九十八海区，啊，他说。 程序法的目的除了保障人权之外，更有兼顾行政效能。他请你说明哪些规定是可以提高行政效能，可以吗？好那九七国防也是一样。啊，行政程序有所谓的当事人参与原则，还有效能原则。那哪些规定具有效能原则的展现？那其实，在早在八十九年律师就考过了啊，八九律师，他说这个八九律师是说行政机关啊，这个哪些规定？ 啊，是体现的行政效能化，行政效能化。好，那你大体上可以这样讲哈。所谓的效能原则在本法上的体现，大体上有两块。第一块是什么？第一块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上有很多的原则跟例外的规定。 原则跟例外的规定，或者什么，或者很多的啊正式跟非正式的规定，啊，正式跟非正式的规定，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原则跟例外的规定，譬如说像什么？譬如说像行政处分的陈述意见，陈述意见是原则，啊，负担处分应给当事人陈述意见，这个是原则，那例外是什么？例外是一百零三条。 啊，例外是一百零三条可以不给当事人陈述意见，那像哪一款？一百零三的第一款，第一款怎么讲？大量同种类的行政处分，啊，大量同种类的行政处分呢，可以排除人民陈述意见嘛？是不是？好，又例如像什么？又例如说像我们的行政处分的记名理由，九十六条，原则上书面行政处分都应记名理由，但是九十七条也有跟你谈到啊。 如果今天是一个大量同种类的行政处分，那九十七条的这个第三款，好，他也跟你讲说，那这个也可以排除理由的记载，有没有印象？好，好，那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就体现什么？原则性的规定，它就体现了所谓的这个民主原则。好，原则性的规定是体现了民主原则。好，这个是体现的民主原则。 就是深化民主的功能，好，那例外性的规定就是体现什么？就是体现了效能原则，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原则跟例外的规定，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正式，啊，正式跟非正式的规定，正式跟非正式的规定，好，譬如说像什么？譬如说像我们的。 这个行这个行政处分呢，它有没有要求一定要用书面的方式啊？没有。好，九十五条，九十五条的规的规定，九十五条的规定本身呢，啊，它的讲法是行政处分呢，不以什么，不以，抱歉，九十五条是下面，九十五条它就跟你讲说，不以这个书面为必要，书面、言辞或者各种方式都可以做成。 这个行政处分嘛，非正式嘛，是不是？好，那还有像行政指导，昨天讲过的一六七条的第二项，好，行政指导它也不要求要用书面的方式做成，好，就是用口头也可以做成行政指导，它求快，好，单方行为这都求快，好，所以这种行政处分或者行政指导呢，好，有时候是因应了实际的需要。 好，所以他可以要让机关透过口头的方式，也可以做处分、做行政指导啊，基于效效率的考量、效能的这个展现。但是如果是一个影响层面广泛的法规命令，好就不允许用非正式的做法。法规命令像一百五十七条的第三项，他就非得刊登在政府公报、新闻纸不可。法规命令，好，还有像什么？还有像行政契约。 啊，行政契约这种双方行为，啊，那因为双方行为本身，毕竟有什么？毕竟有这个，毕竟有担心这个会借这个借代公权利，啊的这种情形发生，所以他必须要请注意书面文书面文件。啊，行政契约它必须要原则以书面为持好，那这一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正式跟非正式的一个差异。那还是一样，非正式的规定呢，它是体现了所谓的效能原则的展现。你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这是第一套你可以写的部分。好，那第二套你可以写什么？第二套你可以去谈一个条文。好，这个条文是《行政程序法》的五十一条第二项。五十一条第二项，五十一条第二项，他在讲什么？哈，你看你的法条，或者你就直接看你的讲义。五十一条第二项，哎，是放在同学的一百 一十六页，一百一十六页下面到一百一十七页上面，一六页下面，这个行政程序法的五十一条，这是一个呃程序法通过之后才有的规定哈。他是这样讲，他说今天人民呢申请一张执照，申请一张执照，那在过去啊，行政机关对人民的申请案件呢，啊，他并没有去定所谓的处理期间，啊，没有去定所谓的机关的处理期间。 好，所以常常一个人民的申请案件，啊，机关呢进到机关之后呢，搁着摆着，啊，放在办公桌上，这个置之不理，可能是长达数个月都有可能。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人民的保障的确是不周。好，我一申请申请一张执照，结果石沉大海都没有回应。好，那现在呢就不可以了。 现在我们程序法通过之后，就要求啊，原则上你行政机关内部作业应该定一个处理期间。处理期间，那这个处理期间是在你的五十一条第一项，他说机关对于人民依法规的申请，啊，应该依照相关的事项类别呢来定一个处理期间并公告。像什么？像各位去这个户政机关去洽公的时候，你会看到户政机关会贴一个什么公告栏？ 他跟你讲说，啊，你要办一张身份证大概是多久？可能可能当天，好，那你要去办一个呃，这个这个，比如说家里有人过世，你要除籍，大概大概要多久？好，那他都他都跟你写得很清楚，好，这个案件大概是多久可以处理完？那个案件多久处理完？好，那是在程序法通过之后才有的，可以吗？好，所以这种处理期间的规定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提高行政效能的一个展现。 啊，它大幅的压缩了整个的这个行政处理流程。那如果说它都没有定呢，啊，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去定那个处理期间，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的五十一条第二项就跟你讲说，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内部都没有定处理期间的话，那法定的处理期间就是多久？就是两个月，最长就是两个月。啊，你再怎么拖都不可以超过这两个月啊，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一旦他真的超过这两个月的话呢，好，他超过两个月一逾期呢，好，他逾期你也不用等他的，他一逾期你就可以针对他的不作为，他的代为决定去打什么，去打诉愿，了解吧？好，所以逾两个月之后，逾两个月之后呢，那人民就可以去打诉愿法第二条，啊，所谓的这个什么代为申请的诉愿，啊，代为决定的这个诉愿。 就所谓的科予义务诉愿，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诉愿法第二条这个条文，啊，诉愿法第二条这个条文呢，它是这样讲啊，第二条，第二条它跟你讲说啊，人民啊，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的案件，啊放起来哈，于法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好。 认为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都可以提诉愿，可以吗？那前项期间，法令未规定的话，多久？自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就是两个月。这个两个月就是配合什么？就是配合程序法五十一条第二项。旁边注明一下，好，诉愿法第一条的规定，它就是配合程序法五十一条的一个立法。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条文呢，也是一个提高行政效能的一个展现。 这个许宗力老师啊，在行政法通过的初期呢，他考过一个考过一个题目哈，他是考那个台大的这个期末考哈，他说这个行政程序法通过之后啊，通过之后呢，有哪些法条有助于有助于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啊？那第一个答案是什么？第一个答案就是这个程序法五十一条第二项，有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可以大幅的缩减。 啊，压缩行政效，这个大幅的压缩行政时程，啊，行政时程能够缩短两个月，啊，可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那另外一个你可以写什么？哈，另外一个你可以写的，是我们昨天刚刚刚才教的这个行政程序法一百六十四条，这也是一个规定，效能原则的展现。啊，因为只要你你有先前经过了一套周全的听证程序，后续做的裁决可以变更机关的管辖权。 啊，可以有集中事权的效果。一六四条这个确定计划裁决程序，它具有集中事权，啊，具有集中事权的效果。那也是一种效能原则的展现。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好，就这两套，一个是原则例外，一个是五十一条跟一六四条。啊，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前面啊。 那其他的呢？像我们的奖励的，呃，奖励的第九十六页哦九十六页再请同学把这个第六点这个代替行政争送程序打勾，好，这个主要讲的是我们行政程序法一百零九条，好，当一个行政处分有进行一套周全的程序保障，像听证，好，有经过听证的行政处分，那将来的救济是可以跳过诉愿程序进行起诉，好，那某程度就是一种。 好，事前的程序可以代替事后的救济阶段，啊，就是代替行政赠送程序，好，好，那这个大概是值得注意的方，四跟六值得注意。好，那其他我们来看一下九十七页以下，九十七页以下，九十七页以下呢，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首先我们谈的是适用的主体，好，跟什么？跟九十九页第二点叫适用的客体，就谁可以用行政程序法？ 那用行政程序法的时候是针对哪些行为来加以适用？好，那首先适用的主体上呢，第一个是行政机关，好，定义在程序法第二条，我们讲过。那第二个是当事人，啊，这个行政程序的当事人也是本法的适用主体。那当事人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哈，他说二十条，呃，什么是程序的当事人呢？第一个是申请人，以及申请的相对人。诶申请的相对人是谁啊？ 就行政机关嘛，是不是？你是跟他申请嘛，对不对？好，好，那第二个，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的相对人，啊，这个都很简单。那缔结契约的相对人，这也可以。好，那实施行政行政指导的相对人，或者对机关成情之人，这都很好理解，都是指人民。好，二到五款都是指人民。好，那哎，唯一少掉一个什么东西啊？哪些行为没有没有规范到？ 行政命令，对行政命令，为什么？因为行政命令的规范对象是不特定人呐，就很难可以去定义所谓的当事人”的概念呐。当事人指的是特定、特定具体的，那才是当事人呐。好，所以考选择题的那个选项，你不要选错，你不要选到一个说啊，这个发布行政命令的相对人，这个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哦。好，发布行政命令的相对人，这个不是当事人的概念哦。啊，当事人只有指这几种情形，好。 好，那其中有一个叫二十条第六款，依照本法参加行政程序之人，这个行政程序的参加人也是一个当事人的概念，啊，当事人的概念。那这个二十条的第六款哈，常常会跟这个二十三条有些混淆。我们看一下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这个条文呢，它怎么讲哈？我看一下二十三条，二十三。 你的奖励的九十九十九页有二十三，他说哈，因为程序的进行将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的话呢，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通知其参加为当事人。哎，那这个二十三条我们的标题是写利害关系人，好，那跟刚刚那个二十条第六款的这个参加行政程序之人，啊，他是当事人，那这到底在理解上？ 这个有何差异啊？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依照汤老师的讲法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说汤老师是谁啊？交巡警嘛，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汤老师嘛，汤德宗老师嘛。机关对甲核发一张执照，核发一张执照。那这个执照对甲是有利，好，但是这个执照呢，影响的是乙的权益，乙是利害关系人。” 你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好，好，那他的讲法是说，在行政机关呢， <clears throat> 在行政机关还没有核发还没有核发之还没有核发执照之前，好，呃，或者这样讲啊，我们说在行政机关因为核发这个执照，因为核发这个执照，那权力所及的这个这个第三人呢，我们先暂时把它称作什么？称作这个。 利害关系人，啊，就是因为这个行政处分效力所及的这个第三人，我们先暂时把它称作利害关系，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好，好，那他的想法是说，行政机关呢，他可以去通知，我可以来通知你，通知这个利害关系人来参加，参加这个行政程序，参加我核发执照的这道行政程序。 我可以通知乙来参加这道行政程序，在在我决定要不要发这个执照，会有一个行政流程的。好，那我行政机关，我我可以是还没有发到之前，我就来通知乙，啊，来参加这个程序来表示意见。好，先请乙呢到到这个这个到机关呢，啊，来说明一下，说我如果未来发照给甲，对你的权益会不会有影响？好，那如果我通知乙来参加这个程行政程序，结果乙也真的有来参加。 乙也真的有来参加的话，那我们就讲说，乙就从这个参加人、参加人、利害关系人呢，提升成当事人的地位。再讲一次哈，行政机关好，他发现说他的这个行政处分一旦将来做成，会影响到第三人的权益的话，啊，机关如果有通知这个利害关系人来参加这道行政程序。 这个乙也有来参加这个行政程序的话，我们就说乙的地位就从利害关系人的地位提升成当事人的地位。那如果是说我有通知他来参加，那但是乙呢没有来参加这个程序，那乙就始终停留在利害关系人这样的地位。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有通知你参加，你也来参加，你就地位提升。那我没有通知你来参加。 或者有通知，但是你没有来参加的话呢，你都始终停留在利害关系人的地位。来这样了解，啊，这其实观念而已，倒是不会直接考。好，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观念。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哈，在当事人的地方，呃，行政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委任代理人，在二十四条上面九九十八页。好，你在整个行政程序的过程呢，你可以请一些代理人。 像譬如说税务案件，你可以请会计师啊帮忙去做税务的一些协商，好。那譬如说一些跟法律比较有关的，你可以请律师来帮忙，或者请代书好，请代理人好，那这个代理人的这个委任呢，第二项稍微勾，稍微画一下哈。代理人不得超过三三人啊，这个都跟我们诉讼上是一样的规定，好。因为现在都考选择题了，所以这个数字的部分你就要特别敏感啊。这个不得超过三人。 好，那其他的呢？在利害关系人这个地方，哈，提醒同学的是，有可能会有一个考题出现。好，那这考题是我自己假设的，哈，就是说，有可能他考你说，这个整个行政程序上呢，有哪些规定，它是在加强对利害关系人的保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整个行政程序上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当事人，那哪些规定它是体现了对利害关系人的保障？ 它在你的讲义的九十八页，九十八页啊，像譬如说那个 A A B C D E 嘛，中间中间那一块嘛，像譬如说阅览卷中好，这个包括利害关系人；像譬如说陈述意见，啊，利害关系人可以陈述意见；像譬如说对程序不服的救济，啊，一一七四条，这个也包括利害关系人。好，那这几个你稍微特别注意一下，好 这个这个有有有五个例子啊，这五个例子呢都是跟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有关啊。他如果考到一个身份题的话，你要你还会写啊。这个行政程序法上有一些规定，它还是体现了对利害关系人的权益的保障。好，那接着呢，呃，下面这个法条就看过了哈，二十一跟二十二这我们看过。 我们在第二回看过哈，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九十九页行成法的适用课题。好，行政法的适用课题呢，呃，主要要从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条出发。第二条，第二条的第一项它怎么讲哈？本法的适用范围，啊，本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原则上是所有的公权力行为。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二条的第一项它是讲说。 这个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啊，缔结行政契约，啊，这个发布行政命令，啊，以及做成行政指导等等行为的程序嘛。所以，行政程序法的适用的对象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这些公权力行为，公权力行为，或者可以简称什么公法行为，公法行为，只有公法行为才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可以吗？ 好，只有公法行为才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那我们讲过，如果今天是国家是行政机关所做的司法行为、私经济行为，那有没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就没有，是不是就没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那如果是双阶、双阶的法律关系呢？双阶法律关系呢？那你要再看呐，是哪一种双阶啊？是传统式双阶还是修正式双阶啊？ 如果是修正式双阶是什么？前功后功啊，前面是处分，后面是契，后面是行政契约。修正式双阶，那两个都还是有程序法的适用。那如果是传统式双阶呢？前公后私，前公后私，就只有先前这个处分呢，还有程序法的适用嘛？后阶段的司法行为还是一样，没有程序法的适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你的观念上要敏锐。 啊，这个倒倒也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有程序法的适用。当这个行政行为是一个司法行为的时候，啊，那没有程序法的适用。好，那接着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行政罚的裁处有没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行政罚，行政罚不是在行政罚法吗？那这个行政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有没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好，那我们这样想哈。 行政处罚本身，行政处行政处罚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啊，有吧，有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嘛？行政处罚它的这个分类是跟什么？是跟行政执行做对照。行政法跟行政执行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什么？这里不用再抄了，抄过好几遍，最少抄过三遍。啊，行政法跟行政执行的共通点是什么？是看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嘛？ 好，有违反义务在先，啊，有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有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的话，我如果行政机关的目的在警惕，啊，在制裁，在处罚的话呢，我们叫行政法，啊，那如果他的目的是在督促改善，督促当事人改善的话呢，我们说这个行为叫行政执行，好那另外一个分类，我们是依照什么？依照行政行为的法律形式来做区分呢？ 我们分成行政处分、行政契约、行政命令等等等的，是不是？那这两个分类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啊。下面这个分类看的是规范的目的啊，上面那个分类看的是行政行为的要件、它的特征啊，是不是？所以行政罚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有啊。男人都一定是坏人吗？ 也有好男人嘛，是不是？好，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说呢，这个分类上呢，你不要想说，哎，行政法就是行政法法啊，就没有程序法的适用，倒不是这样讲。好，那这个行政法只要能够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的话，那还是要受到本法的制约，了解吗？那只是在于说啊，行政处罚一旦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它要践行的程序哈，到底是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处分的程序。 还是行政法法那一套处罚的程序呢？好，那一般的看法是认为说啊，呃，行政法法既然已经它是比较晚的立法，九十五年才立法通过，好，那行政法法要针对行政处罚已经规划一套特殊的程、特殊的流程、特殊的程序，在法法三十四条以下规划一套特殊的处罚程序，好，所以原则上呢，只要是行政机关要对人民进行裁罚、裁罚性处分。 财阀性处分的那套程序，我们都优先适用行政法法。再一次哈，行政处罚可以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到底这个行政处这个财阀性处分要适用的程序是优先适用法法，还是优先适用行政法？优先适用法法，而且嘛，行政法法那一套对财阀性处分的程序。 它的适用是优先于行政程序法对行政处分和程序的规范，好，这样大大大家可以理解。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除外除外的部分，哦，翻过来。但例外的情况呢，其实倒也不是所有的公法行为都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好，你要去做一些除外的除这个排除，有些除外条款。 这个除外条款呢，主要指的是两两套啊。第一个叫机关除外，机关除外；第二个叫事项除外。机关除外是三条二，事项除外是三条三，三条二跟三条三，三条二跟三条三啊。三条二怎么讲？三条二，他是跟你讲说。 下列机关的行政行为不适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好，你注意关键字，它讲的是排除本法的程序规定，有没有排除本法的实体规定呢？没有。行政程序法当中呢，谈了很多的程序规定，但也谈了很多的实体规定。你说什么意思？什么情况是程序规定？什么情况是实体规定？举个例子哈，像行政处分的陈述意见、记明理由，就是程序性的规定。好。 那行政处分可不可以添加付款？违法的处分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好，行政处分的要件是什么？那个都是实体性的规定，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本法当中其实包山包海，包了程序性规定，也包了实体性的规定。好，那它只有排除本法的什么程序性规定了。那换言之呢，以下这三个机关，啊，他们。 他们的这个，我们讲过这三个机关本身在实务上还是有可能做成，做成这个行政处分嘛，是不是？像监察院受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的那个处罚，那个处罚本身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呐。像法院，好，法院受理律师登录，那个登录的行为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呐。好，那那些行政处分要不要进行陈述意见呐？还是要啊？要吗？ 不用啊，是不是？为什么不用？因为他写的不是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啊。同学，一直跟我跟我一点头，哈。我有时候就是怎么样，歪过去之后，你还你要啊，是不是啊？是啊，没有啊，就就不是嘛，是不是？哈？不是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嘛，是不是？他说，老师，我希望你，我我一直点头，你就讲快一点哈，不能这样子嘛，是不是？哈，有时候你还要稍微想一想啊，我讲的有道理嘛，哈。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同学啊，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啊，好，这个全班哈，大概就就是我最苦了，我最苦了，就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能不能教得完这件事情哈。那但是还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啊，因为我们的人生都很短的，好，那什么时候会离开都不知道啊，好。说，如果说你还，你说人人既然是则安之啊，那你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那我们都有一个梦嘛，是不是哈？或许我们的梦是不同的梦啊，哈，我的梦是。 就是就是这样子嘛，好，那那你的梦想是这样子嘛，是不是？好，那既然我们都都有梦，那逐梦就要就要踏实嘛，好，那你就就就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来把这课听完嘛，是不是？好，就这样子啊。这个在国外哈，这个每天哈，就出来的时候哈都。 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微笑，不断的微笑，因为不笑哈，这个会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是语语言上哈，还是有一些障碍哈。因为他们讲的很快的时候，德文讲很快的时候呢，你就就完全听不懂啊。很快的时候，那所以那你就只能在一直笑。 <laughs> 你当你他当你笑的时候，他就会讲慢一点，就会就就跟你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这个台湾还不错哦。 因为在那边就是你在班上都是都是德国人哈，你就一个黄，一个台湾人面孔哈，那你就非得这个表现出我们台湾人是有礼貌的一面嘛哈，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都是台湾，就是做国民外交嘛哈。老师你真伟大，没有没有没有这样讲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怎么讲哈，这个我后来自己慢慢的体会就是这样，就是就像就像就像就像镜子，就是你对镜子笑哈，镜子也会对你笑的。 废话尽就是你啦， <laughs> 就是你对他笑的时候，其实他他也不忍苛责你啊，就是他也他也不忍说啊，你这个一这个德文讲那么破啊，那他也不忍去去这去苛责你啊，那因此就成为了就有共同的话题，就就能够交朋友啊。那各位也是一样啊，这个我看各位都是每一尊的面孔都很严肃哈。那这个其实有时候相由心生啊，那其实你你心情自然哈。 你的相貌就会自然会改变的哈，你相貌改变之后，你的运气就会就会变好了，就很多时候就是就是当你都笑脸迎人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说其实很多好运就会跟着来的，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我自己我也自承，从我从小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呐，好那那从小到大这样子也都是这样子苦读上来啊，那苦读上来虽然遇到很多的一些关卡，好那到最后。 像我，我印象很深刻哈。我妈妈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哈，儿子啊，我觉得啊，你从小到大呢，都很辛苦哈。那每一次哈，每一次你想要达到的愿望呢，啊，你都会实现啊。但是呢，那个过程哈，都很辛苦，都很辛苦。呃，是啊，妈是啊，都很辛苦哈。那我怎么讲到这边呢？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 我想要再讲，我真的想不下去。了。 <laughs> 你看有东西突然跑掉了嘛，我就想追不回来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你你这个尽量就呃去看一下吧，看下。好，那我看一下这个七八外哈。被我想到了。他就说这个， <coughs> 就说儿子啊，我真的很怕。 你每次回来的时候呢，都跟我讲说，你做已经下定一个决决心，因我每次都说妈，我已经下定一个决心啊。那我妈说，你每次只要一下决心，我就很担心，因为你只要一下定决心之后呢，挡也挡不住啊，就是一定要使命必达，就是会搞得这样遍体鳞伤啊，遍体鳞伤就是就是问题啊。好，那其实个性的问题，那呃，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我当然不是要你跟我一样，就是要就是这样冲，就横冲直撞的。 那只是说，你就呃，尽可能是说，当你已经决定一个目标，好，那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好，虽然说可能过去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可能说啊，这那一场那一场考试，可能让我真的这个这个身心俱疲，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考过啊，好，那考试真的很辛苦，那个连考三天，那特别其实特别其实不是在不是在考考前啊，考前我觉得再怎么拼都都值得的，好。 我觉得最辛苦是什么？是考完考完那一刹那，考完那一刹那到放放马那那段时间，那个是最煎熬，因为你已经再也这个回天乏术，你已经无法去改变现状了啊！你就只能够等放榜对不对那这个时间，这个这个阶段你能做什么？你就只能够不断的什么，吃斋念佛嘛，不能干嘛你你不能改变现状，是不是？好，好了，那这个是只是简单的一个分享。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关除外哈。 那这个机关除外，你在注意的地方再看这个第一款哈，它是说各级民意机关，各级民意，所以包括什么？包括国会、立法院，那包括这个呃各县市议会、直辖市各县市议会，这个也算哦，还包括什么乡镇市民代表会，好，各级民意机关这个都算。好，那这是第一个哈，机关除外。 那第二个，我看一下事项除外的部分。事项除外呢？他说哈，下列事项不是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哪些事项不是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好，首先第一个，外交、军事、国家安全的事项啊，因为我们外交，我们兵，我们是机密外交居多嘛。啊，每次都外交，你先公布，大摇大摆的去外交，那一定被封杀嘛，是不是？所以这种外交有时候这个机密外交，你不可能这个给资讯公开啊。 啊，所以这第一款是基于这国家国家的这种国家利益的考量，好，那不可能就外交军事的事项呢都资讯公开，好，那第二个外国人的入出境、难民认定跟国籍变更，好，这主要是涉及到主权的行使，好，那毕竟内外有别，好，本国人跟外国人还是有差别，所以外国人这个我们。 外国人要入境呢，啊，入境边境的管制呢，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管控，啊，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像美国的九幺幺事件之后，啊对这个这个边境的管制呢，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管制，好，那就有可能会因此排除一些行政程序法的适用。但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国籍变更是指什么？是指外国人的国籍变更，不包括本国人，啊。 如果是本国人这块呢，那还是有程序法的适用，好，特别注意。好，第三个刑事案件犯罪侦查，这基于什么？侦查不公开，好，所以不可能适用所谓的资讯公开的规定。好，那第五个我们看过哈，那个有关私权争执的行政裁决，好，这个我们在大考班一二八号解释看过。好，那先看一下四六七、四六七、四六七这三款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什么？它都跟特别权利关系有关。 啊，四六七为什么？因为第四款哈，啊，像犯罪矫正机关或者其他收容处所，为了达成收容目的所谓的行为，像什么？像监狱，啊，像这个看守所、看守所，啊，一些一些羁押的被告、一些受刑人，好，那我们对他的一些管控本身呢，呃，都排除谁去法的适用。这个有传统特别权利关系的想法，好，那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收容处所没有包括。 这个收容是指强制收容哦，哦，没有包括什么像什么关爱之家啊，什么孤儿院啊，那个都不算哦。好，我们指的是像监狱、像看守所那个才算。好，那第六个呢？他说，哈，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为了达成教育目的的内部程序，好，这个六跟七你把它打打勾哈，考试蛮喜欢看六跟七。 六跟七号。第六款它讲的是说，呃，学校啊，学校为了达成教育目的，所谓的内部的程序，学校的内部程序，学校为了达成教育目的，所谓的一个内部程序哈，那这个都排除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这个这一款看起来呢，其实包山包海。 啊，不仅包括学校对学生的记过，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像这个记过啊，或者是申阶，还有像什么？还有像一些退学啊，退学啊、记过啊、申阶，其实看起来呢，如果你是从文艺解释呢，似乎是只要是学校所做的各种的监督行为，都排除程序法的适用啊，看起来是包山包海。 但是我们讲说这一款在解释上嘛，你要配合大法官的解释一起观察。好，大法官的解释，啊，曾经做过什么？三八二，三八二，好，三八二号解释怎么讲啊？三八二号解释跟你讲说，啊，退学处分是改变学生身份，损及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对学生权益有重大的影响。 改变学生身份，损及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对学生权益有重大的影响，重大影响学生的权益，重大影响这个受教育、受教育的权利。好，所以一般学说上的讲法是说，这一款你在解读上，你要配合大法官的解释做一个限缩，做一个限缩。大法官在三八二号解释就已经认为，退学处分，好，这个退学处分必须要。 给当事人好有救济的机会，那因为它是重大影响学生的权益，那也因此呢这一款你在解读上，啊就不包括什么就不就不包括退学退学在内，啊就是呃三条这样写嘛，三条三项的第六款好就不包括退学处分在内，不包括退学处分在内啊，换句话说退学处分还是有什么？ 还是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在在学校对学生做退学处分的时候，还是应该要有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啊，退学就是我把它划掉嘛，划掉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的是说，仍有仍有行程法的适用。好，仍然还是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好，那其实不止三八二啊。 在大法官的五六三号解释也有类似的观点，五六三号解释就有跟你谈到说，什么这个退学处分，好，毕竟影响到学生的这个权益，好，所以在大学的退学处分这一块呢，你要让学生有一个参与校务会议，好，学生代表参与校务会议的一个机会，好，那也是一个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好，那在三八二五六三之后，还有哪一套解释跟学生有关？六八四。 啊，六八四，所以我们在解释解释这一块的时候呢，你还要再再去补充六八四。好，那六八四号解释哈，他讲说记过跟申戒，好，如果是针对大学，如果是针对大学所做的记过跟申戒，又涉及到什么？若涉及到学生的其他的基本权，大法官是说，如果这个记过跟申戒有涉及到学生。 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跟什么？跟其他的基本权的话，啊，其他的基本权，基本权的话呢，那还是应该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可以打救济的行政处分，有没有印象？所以这一块呢，你就要往上拉，好，那跟上跟上面这个部分做相同的解读，好。那换句话说，这一块呢，基于大法官的意志，基于大法官的意志呢，还是应该。 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是应该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好，那充其量排除行政程序法适用，只有在大学以外的其他了，只有在大学以外的这个其他。好，那这个才是三条三项的第六款。好，这样子的解读本身呢，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好，法条你要与时俱进，配合大法官解释一起来观察，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大法官有强调的那些权益呢？你要把它抽出来加以保障。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几号解释？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七款哈。第七款是讲说对公务员所谓的人事行政行为，那这个也考过啊。对公务员所谓的人事行政行为，是不是也完全的排除行政程序法的适用啊？我们说其实不然。对公务员。 所谓的人事行政行为啊，其实看起来文面上也是包山包海，包括什么？包括对公务员的记过啊，或者是调职，也包括对公务员的免职在内。看起来是包山包海，看起来包山包海啊。但是这一款呢，我们还是要配合什么？配合大法官的四九一一起观察。 啊，因为四九一已经画画了对免职处分画下一套最周全的程序保障，所以免职处分这一块呢，啊，既然影响到这个宪法十八条、公务员宪法十八条、不公职权的保障，所以大法官说这一块本身呢，还是应该要践行一套正当的法律程序。那这个正当程序，同学还有没有印象？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说，组织要市政好要由这个机关内部组成一个立场公正的考级委员会。好，那处分书要记明理由，要给当事人陈述意见，以及救济之教室四九一。好，请同学要回去再一次复习四九一号解释，有四道正当法律程序，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基于四九一一起整体观察呢，这个三条三项七款，充其量只有限于什么？ 只有限于所谓的记过跟调职这一块，这样大家就懂意思吗？这个看法本身呢，也在这个一百零一页吴根老师的意见书当中有谈到。啊，你可以把吴根老师的意见书下面那个出体字呢，可以看一下。好，吴老师认为说呢，这个三条三项七款一百零一页下面啊，它充其量只有限于什么？ 只有限于好，没有限制或者剥夺浮工值的基本权事项，像什么？稍微记一下，像职位升迁、像调职、像任务指派，或者像记过。好，那这些行为本身呢，才是真正三条三项七款要除外的部分，好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接着呢，最后一个是什么？是第八款，第八款你打勾。好，老师也喜欢考第八款，第八款。 第八款怎么讲啊？考试院有关考选命题及评分的行为，考试院有关考选命题及评分的这个行为哈，考试院所做的行为，你说考选的命题，啊考选命题如果是用行政程序，法那就不用考了，资讯公开，题目都泄光了，那还考什么？ 是不是？好，那评分的事项呢？这个部分评分它之所以排除程序法适用呢，呃，立法的立法理由的讲法是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评分的事项涉及到判断余地，啊，比较具有专业性，啊，你说具有专业性，那跟陈述意见有什么关系？啊，通常要陈述意见的事项，可以透过陈述意见来翻盘的，啊，来说服行政机关的，往往是针对一些客观的事实跟证据。 好的，这个提出，好，如果如果当事人呢，你通过陈述意见啊来去陈述一些客观的事实跟证据的话，啊，那才会有这个说服行政机关的机会嘛。如果是针对于一些主观的价值评价、主观的价值判断，啊，那一般是认为呢，这个陈述意见其实就没有必要性，啊，因为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往往机关已经有一个定界啊，那他有这种专业的这种考量的话呢，他通常就没有陈述。 陈述意见也有也有意义的。好，好，那你透过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就来跟同学讨论一下这个三条三项八款啊，三条三项八款在汤老师的讲法底下，他认为呢，其实有一些考试，其实有一些行政程序，有一些行政程序是可以，啊，有些行政程序是可以跟。 考试的行政相容的，可以跟考试的行政相容。刚刚是讲说有一些行政程序是无法，啊，无法跟考试的行政相容的嘛，啊，无法跟考试的行政相容。哪些是无法跟考试的行政相容啊？像我刚刚举的，像资讯公开嘛，是不是？这个资讯公开。 如果说公开的这个考题的话，就没得考了。看懂我的意思吗？资讯公开本身本质上就跟考试的行政、跟考试行政不相容，无法跟考试行政相容。好，所以这个有排除的必要，像资讯公开。好，那还有哪些是跟考试行政不相容的？好，依照汤老师的讲法呢，只要是涉及到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的，主观的价值判断的，都跟考试的行政不相容。 譬如说，像陈述、陈述意见，啊，他说陈述意见本陈述意见本身呢，陈述意见本身多半是涉及到一些这个，就如果你的陈述意见的内容是跟一些这个呃主观的价，这个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今天当事人会针对这个考题，这考试的考试的分数呢，去陈述意见。 那个陈述意见的，今天学生的陈述是陈述什么？陈述这个考题嘛，考题的这个评分嘛，考题的这个评分的方式嘛，不是学生在考试行政这一块，他会陈述意见的事项呢，是跟考题评分有关。那考题评分又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主观的价值判断，这是有主观的价值判断判断地的事项。 好，所以这一块本身，汤老师认为呢，再怎么陈述，其实都没有都没有太大的实意，啊，但就没有必要让学生呢，在考这个考试决定做成前有陈述意见的必要，好，因为你再怎么陈述，都是跟考题评分、专业判断有关呐，那老师也不会听，也不会听进去啊，而且不要这样讲，就是老师也比较不容易接受接受这样的这样建议的看法嘛，好，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排除排除这个陈述意见。 另外一个会排除的是像什么？像记名理由，记名理由，康老师认为记名理由要排除的理由是因为什么？因为大量行政考试是一种大量行政。如果每一份考卷、每一个题目我都记名理由，哇，那不用管了，以后老师也也不会想要去出题了。那这一份题目才没几块钱而已啊，是不是？那他都要记名理由的话，那可能会对整个考试是一个很大的妨碍，好。 那所以像现在我们就新考选择题嘛，先筛选到一些学生啊，是不是啊？那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说要要这样才能够简化考试行政。好，那这个是注意的地方。那换句话说，其实就有一些行政程序可以跟考试行政相容哦。好，哪一些可以跟考试行政相容呢？举个例子，譬如说，呃，救济之教室，救济之教室，我跟你讲说。 呃，你对这个考试的决定不服气，可以在多久内，啊，跟考选部，啊，或者跟考试院呢，来提起诉愿，啊，救济之教室。那这个呢，其实可以跟考试行政相容，因为这已经考完了嘛，要打救济，那这个没有问题。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所谓的处分的通知，啊，考试决定的通知，啊，通知跟送达，啊，受告知权啊，就所谓的受告知权的保障。 考试决定的通知跟送达，保障学生的受告知权，啊，那这个也都没有问题，啊，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有争议的，比较有争议的是什么？阅卷，这我是不是讲过阅卷？现在可以阅卷吗？讲讲过吗？阅卷这一块嘛，现在只能够什么？能够复查那个成绩嘛，是不是？现在现在不能够阅卷嘛？就讲过，对吧？好。 那所以这这个阅卷这一块呢，呃，这个比较有争议的，就到底到底要不要给开放这个考试行政可以来阅卷？就考完之后，学生想要去看一看我当初那份考试呢被改的多多凄惨，好，那这个阅卷可不可以？汤老师说是可以的，因为他说都考都考完了，考完了有什么？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怕追杀吗？怕被追杀吗？还是什么？ 所以说阅卷呢，在蔡老师看法底下，他是认为呢，跟考试行政其实是不不互斥的，好，都已经考完之后的阅卷呢，当然不是考前阅卷嘛，但是考完之后的阅卷，好，那这个其实可以跟考试行政是可以相容的，相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考一个考一个实例题，考一个实例题，那你要会去判断说，你刚开始你还是要先写一下文意。 好，因为如果依照文义的话呢，三条三项的八款哦，是全部都除外，全部都不得不得适用。但是你要去讨论一下，说其实三条三项八款里面有一些程序哈，它跟考试行政可以相容，那其实就没有必要排除程序法的适用，了解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往下看，好，看到讲义的后面一百零二页。 好，一百零二页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呃，行政程序法的三条意项啊。这三条意项是这样讲，他说，行政机关在做行政行为的时候，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依依本法的规定。来，几位同学哈，你从这个文意来看，它似乎是把行政程序法，好，定位成是一种，定位成是一种基本法位阶，还是普通法位阶？ 你说这是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基本法，什么是普通法？所谓的基本法的位阶是讲说，原则上所有的行政程序，所有实务上行政机关的行为要遵守的程序呢，都优先适用我这个程序法。我先用我，先用我，我没有规定的话呢，才适用其他法律。就我最基本，我要先用，赞同懂我的意思吗？那是基本法的意涵。好，那这样的规定看起来是不是一种基本法？ 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就要先用那个特别法，了解吗？那法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话呢，才是适用本法。所以如果你是纯粹从文艺解释，以及实我们目前实务的做法啊，目前实务做法呢，都是把行政程序法定位成是一个普通法位接，普通法位接。好，那譬如说像税捐的激增，税捐激增呢，它就优先适用税捐激增法。 好，税捐稽征法就相对于形成法是一个特别法，好，在税捐的领域呢，排除形成法的适用，看起还是有的意思。好，所以本法从文艺解释看起来是一个基本法，是一个普通法的位阶。好，那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都从其规定。但是学说上，哈，有有部分的学者，像汤老师，啊，像廖玉南老师，他们的看法呢，是希望能够把行政程序法呢，尽可能提升它的地位。 啊，它定位成是一种基本法位阶，啊，所以它会有以下这两种讲法。哦，像这个廖老师的讲法，他是跟你讲说，哈，这个应该要应该要把行政程序法呢定位成是一种基本法啦，啊，就是说，除非是其他法律有比我行政程序法更加的完整，啊，更加的完备，啊，那才能够优先适用那个其他法律。如果其他法律是比我这部程序法来的简陋。 来一个出场。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还是这个先优先适用行政程序法，可以吧？只有在其他法律比我本法来的完备的时候呢，才可以优先适用那个其他法律。好，这第一种讲法。那这个汤老师的讲法是说呢，这同样的哈，他是说，只有在其他法律好对行政机关的要求更为严格，对人民的保障更为优厚。 对机关的要求更为严格，对人民的保障更为优厚的时候呢，才可以排除，可以才可以排除本法的适用。那如果是其他法律没有比本法来的更加优厚人权保障的话呢，那还是不能够排除这个这个程序法的适用，可以吗？所以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把行政程序法提升它的地位。 优先适用行政程序法，啊，那考试的时候呢，呃，你还是要先写一下实务怎么做。目前实务上，还是把本法放成是一个普通法位阶，好，这是一个稍微注意的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行政程序的另外一个单元，我们看呃行政程序的开始跟进行。那行政程序的开始呢？ 这个首先是由什么？由《程序法》三十四条我们看起哈。他说，行政程序的开始是由行政机关依职权依职权发动，好，所以原则我们是职权职权进行主义，好，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啊要不要开启一个行政程序，好，就是原则是依职权，好，这很简单。那接着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哈，一百零四页以下，一百零四页以下呢开始呢有所谓的行政行政机关的这个调查、市政啊 这个调查市政这一块呢，我们先先看题目哈。你看到下面题目很多啊，一零四一零五页。呃，这些题目呢，我们可以汇整一下，因为题目很多，我们黑板上来做一个整理。这几年考试都很喜欢考行政调查啊这一块。 行政调查，行政调查又可以是做行政检查，啊，行政行政检查、行政调查。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它的意涵，啊，通常升任题第一块都会先考意涵、定义的，好。那第二个呢，会问你说行政调查的类型、种类。第三个，行政调查的发动。 行政调查如何如何发动？好，那第四个行政调查的，好应该遵守的程序，跟他的方式，啊，程序跟方式是同样的一套。好，那第五个是行政调查，啊，要遵守的原则，应该践行的原则，啊行政调查践行的原则。好，那以及第六个，针对违法的行政调查，人应该如何救济？违法。 我们先谈这六个最基本的，好，那第七个问题，我们待会再下课再谈啊。先谈这六个最基本的啊。首先第一个呢，行政调查的意涵，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讲义是帮同学整理在呃讲义的，一百，对，一百一十页，一百一十页啊。行政调查又可以称作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哈，那他是这样讲，一百一十页，他说是指行政机关为了达成行政上目的，啊，依法定规定对人、对处所、对物件，啊，对人、对处所、对物件所谓的访视、查询、检验，啊，就大概那个概念呢，稍微看过，你要会写就可以了，啊，这个第一个它的意涵、它的概念，第二个行政调查的种类，啊，有哪些？哈，它的种类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讲义的一百一十页以下有很多的分类，哈。 我们不用看太多，我们看两个重要的分类。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一百一十一页，一百一十一页那个括号 A，依照对象不同，这个打勾啊，因为这个分类是我们大法官的一个分类。大法官在警察临检的时候就是这样分类，他怎么分？他的他怎么讲？警察的临检可以分成对人跟对触所的临检嘛？有没有影响？五三五，啊，五三五号解释。那这边也是一样，对人。 的调查，对物件的调查，对处所的调查，这样可以吗？这这个你看就会，啊，这个简单，啊，叫依照对象不同的一个分类，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再看一下哈，依照这个强制的程度不同，啊，依照强制程度不同，也可以分成什么？分成任意调查跟强制调查。什么是任意调查？那当事人自愿配合啦，啊，人民自愿配合机关的调查，像什么？ 像有一些这个工商普查、户口户口调查，像可能各位如果说常常在家里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每年呢这个这个主管机关、政府机关都会派人到到到到你家里，或者是到假设你家是有有开公司，那可能会到你家，里去做一些工商调查啊、户口普查啊，他可能就会送你一些小礼物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调查本身只是一般的这种这种简单的一些提问、简单的咨询。 好，那对人民的权利呢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啊，他只是询问一下说，哎，你的公司经营多久了？那从事什么行业？简单的问题而已。好，那这样的调查本身呢，我们叫任意调查，任意调查，因为它并不是用强制力的方式呢来达到调查的目的，可以吗？好，那另外一种叫所谓的强制调查，强制调查就是什么？是啊，人民人人民基本上是基本上是不愿意配合国家的调查。 好，那只是不得已，好不得已呢，让行政机关透过强制力来加以介入。好，那这个强制调查可以又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叫间接强制，第二个叫直接强制。好，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哈，我们看一个法条，你看到这个直接强制调查的这个水污法，水污法，他说，就是括号 B 的下面哈，他说，水污法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主管机关可以派员携带证件。 好，进入到公司事业的这些下水道啊的系统，好，他进行一些查证工作，好，那如果对规避、妨碍、拒绝查证工作的话呢，好，他可以处以罚款，这个罚款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间接强制调查，好，就是透过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透过施加金钱压力，督促当事人配合调查，处以罚款，可以吗？好。 那如果说我处以罚款你都不听呢，那我就直直接什么？直接强制、强制查证的，就强制破门而入了。好，那这个强制查证呢，就是所谓的直接强制调查。我可以直接以强制力，啊，以强制力呢来实现我要我要调查的目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不难，啊，就是呃调查的方式分成任意跟强制，强制调查呢又有两种类型，啊，间接跟直接强制。 这个间接跟直接强制哈，很像什么？很像我们行政执行，行政执行也有什么？也有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的，对，二十九条、三十条，还有二十八条第二项《行政执行法》，间接强制、间接执行、间接强制执行跟直接强制执行，这概概念概念是一样的，啊，概念是一样。 好，那这个是分类上你注意的地方。好，那第三个呢？行政调查的发动，是我们刚刚写过是哪一条？这三十四条。好，行政程序的开始呢，都是由行政机关依职权来发动。三十四条，三十四。好，好，第四个行政调查的程序跟方式，这个在哪里？哈，这个在三十、三十七啊，三十八。 三十九、四十，啊，四十一，我们看一下法条哈，在各位的讲义的，一百零六页以下，抱歉啊，我们应该这样写，抱三七比较麻烦的东西啊，从三八开始，三八到四十一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一百零六页最下面的第三点吧。调查的程序跟方式有没有看到？好，这个调查的程序方式，我们首先看一下三十九条。三十九是什么？三十九我们讲过哈，在这个行政机关基于调查市政的必要，可以用书面啊通知相关之人来陈述意见。有没有印象？在调查阶段也可以通知当事人来陈述意见。三十九条，好，好，那四十条是什么？ 四十条讲说哈，行政机关基于调查市政的必要，可以要求当事人、第三人提供必要的文书资料。譬如说，我在税务调查阶段，我要当事人提供账册资料，啊，这四十条，啊，让你提供文书。那四十一条呢，我可以实施鉴定，啊，这个没有问题，实施鉴定。那四十二条，我可以，他说为了了解真相，我可以实施勘验，啊，我实地去访查。 现场去看一眼，好。那最后呢？三十八条是什么？最后呢？三十还是四十二？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好，这十五啊。那最后呢？三十八条是什么？三十八条是行政机关基于调查、市政啊的必要呢，可以制作书面记录啊。就简单的制作书面记录，好。好，那这个是整个行政调查的程序跟方式。我跟你讲，后一考。 这个会考，所以你要你要稍微记一下，你号记不住就就算了，但是至少这个内容要知道。行政调查有哪些方式？有通知当事人到场陈述意见，有要当事人提供文书资料，哦，还有什么鉴定、有勘验等等，这样可以。好，这个程序跟方式。好，那最后呢，行政调查的遵守的原则，哈，这个原则在你的三十六条，三十六条。 一百零六页哈，三十六条，我们行政调查要遵守的原则，我们一本一般是称作所谓的职权、职权调查主义、职权调查原则、职权调查。啊，行政机关要依职权啊，可以依职权来进行调查。啊，他也应该依职权来进行调查。他这样讲哈，他说行政机关依依职权调查证据。 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这条要记哦，啊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对当事人有利跟不利都要一律的加以注意，啊！后段它其实是跟程序法第九条的规定是一样，啊！有利跟不利呢都要一律一律的加以注意，啊！那考试就考过一个申论题，它怎么考？它是这样考，他说：“请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行政机关，好要进行职权调查主义？” 为什么行政机关要依职权调查了？职权调查的理由何在？理由何在？好，那我们画个线，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05页，105页好，105页，好，105页呢？你看到这个第二点，职权调查主义，第三行哈，他说行政程序要采职权调查主义，画起来哈，是源自依法行政原则，因为行政的合法性必须正确中。 正确掌握充分的事实为前提，才能够确保公益的实现。好，所以这个事实的调查呢，不能够说完全由当事人决定。啊，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来加以决定。看懂我的意思吗？职权调查主义。好，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行政程序法没有谈到的，但是考试你要补充的是什么？就所有的就所有的相关的事实跟证据。 啊，如果你是要，你是要去做成这个行政处分相关的事实跟证据，原则上，啊，这个行政机关，它负有什么？它负有举证的责任。啊，举证，就相关的事实跟证据的举证责任，就一些人民违规的事事实跟证据，它的举证责任在哪里？在行政机关。啊，你要证明当事人有排放废水，你要证明当事人。 啊，有乱丢垃圾，那个违规违规的市政的举证责任，举证的责任呢，一般我们认为是在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这一块，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一些比较例外，这个这种这种例外的这种例外的市例外的市政，你说什么是例外的市政呢？比如说我今天国家我要对人民课税，啊对人民课税。 那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人民要要有所得，有所得才要课税嘛。好，那今天国家要课税的时候，国家今天要要做出一个课税，课税的过程呢，好，他必须要去证明人民有所得。好，所以就人民有所得的这件事事实呢，国家是有举证责任的。好，但是如果今天是人民想要来享受税捐优惠、税捐减免，好。 对这个税捐的减免、税捐的优惠，好，那这一块是谁要去举证呢？就是人民要去举证，因为你要去证明对你自己有利的嘛，好，所以税捐的减免或者税捐的优惠，那这一块呢，反而是谁？反而是人民，好，你要主动的提出相关的事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像课税的事实是由机关来进进行举证责任，但是免税、免税的事实却是由人民要来。 哎，这个来自我证明啊，这个免罪的事实。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这个地方。那最后还有一个是说哈，应该，哎，我们这边稍微稍微谈一下，你可以把它改好，你你不用改了，我只是基于一个比较顺体系比较顺啊。我们第六点可以先谈什么？可以先谈这个行政调查所做的行政调查后的决定。 行政机关进行了行政调查后，行政调查后的这个决定，好，那这个决定呢是放在四十三条，我们看一下，行政机关调查后，啊，他要做出一个决定，啊，那这个决定在你的讲义的一百一十页，四十三条，啊。 政调查后的决定四十三条，他这样讲， <clears throat> 他说哈，行政机关为处分或者其他的行政行为，应该斟酌人民全部的陈述以及调查事政的结果，好，并且依照论理跟经验法则判断事实的真伪，并且将决定跟理由画起来哈，决定跟理由告知当事人好，所以整个调查调查后的决定跟他的理由说明呢，都要告知给当事人知悉。 好，所以那这个就要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他考到说，行政调查后的这个决定呢，啊，它的规定是在十三条。这过去也考过，好像一百零九页那个检视官的考题就考这一块。好，那最后的救济呢？救济这一块哈，我们稍微谈一下。行政机关的调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呃，今天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哈，他在他他可能稽查人员发现这个甲呢，好像有排放废水。他发现说山坡底下呢，这个甲呢有排放废水，所以行政机关就刚开始发动整个行政调查，啊，发动行政调查，可能派人去抽样去检验，好，那甚至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依照程序法三十九条，通知当事人到场。 啊，通知当事人到场来说明，或者他可能依照程序法四十条，在调查阶段，啊，命当事人提供文书资料，啊，命当事人提供文书资料，可以吧？好，那请问一下哈，今天如果你对他的命通知到场不服气，你不服？ 你不服他的命通知到场，或者你不服他的命提供文书资料，我请问你，你对这个行政调查的，在行政调查的不行政对行政机关的各种调查的行为、调查的方式啊、调查的程序有不服气的话，该怎么救济？行政调查好的各种方式，当事人不服气，那该怎么救济？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行政调查这个名词哈，是美国法的用语，好。 在德国法上呢，不是这样讲。德国法上认为说，其实这些行政调查的行为本身，本质上就是什么？就是程序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程序行为的概念。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行政调查的各种的方式啊、程序啊，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行政机关的程序行为。所以它的救济可不可以单独救济啊？不可以。我们说它的救济是哪一条？就一七四条。 讲懂我的意思吗？它的救济就是走第七四条，要附带救济，你要附带最后的实体决定，来一并声明不服，了解我的意思？啊，比如说可能到最后呢，机关做停工，你对停工不服气，啊，去救济的时候一并去争执，先行的调查也是违法的，了解吗？好，好，那这个也是考过的一个调行政调查的救济，那其实就是就是程序行为的救济。好，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先。 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过后呢，来给你看我们讲义的啊，这个第一百零八页啊，这个第四点啊。